誒甚至會講到睇完小丑嗰種激昂嘅程度，好似睇咗《Winter o n Fire》咁樣樣嘅。咁誒，我就少少唔同嘅睇法啦嚇。咁啊，想喺呢度誒講下，因為其他人好似就冇講過誒呢一個 point 嘅。嗯，好多人都會用呢一套戲。嗱，呢一套戲啊，Philip t a d d a 即係其實佢係以前係拍呢個啊，我據我所知係拍呢個喜劇啦，嗰啲咩誒最爆伴郎團啊嗰啲啦嚇誒。

我哋话成日俾人 bully 啊，成日俾人恰啊，诶，抑压到某一个程度咧就要爆发，抑压到某一个程度咧就会仇恨呢个社会，即系开始唔信呢个社会同埋呢个诶反社会啦。咁其实咧系诶同埋同埋开始就令到自己即系诶自强起来嘅，其实就可以咁讲。令我谂到咧，其实系诶反而系好似。 誒廿多年前一套港產片叫做《旺角揸飛人》啦，靚坤。因為我一睇，我初一一睇佢呢個啊 w a l k i n g Phoenix 呢個演技咧，無可置疑啦。我其實已經覺得佢有啲似吳鎮宇嘅演技嘅初初嗰陣時，因為佢主要咧係都嗰種歇斯底里啊，同埋嗰種面部表情嘅演技咧，好好好好好犀利啦，好勁啦嚇。誒咁誒講翻呢套戲，其實嗱，你睇翻廿幾年前靚坤啊，靚坤。 其实黄国渣非常初初系讲即系讲讲靓坤嘅事迹咧，嚟讲佢初初其实佢都系一个村仔，想做一个好平常嘅人，揾两餐吓，跟个大佬，希望有些依靠。点知吓大佬背叛佢，兄弟勾二嫂，咁啊诶诶诶，条女又勾佬，就跟咗兄弟走，即系咧系叫做三失四失嘅状态之下咧，而令到佢开始唔信任人。 开始开始反呢个社会，即系开始觉得诶根本诶人与人之间系冇咗嗰种信任，同埋做一个信民咧系诶系唔 work 嘅。咁系咪有啲似而家嘅香港人啊？咁香港人本身其实佢唔系话要出嚟，初初嚟讲啊，只系我想攞翻我想要嘅嘢啫。我唔系想要嘅嘢，我只系攞翻我应得嘅嘢啫。只系想一个公平论，攞翻我应得嗰份。

发觉到嚇，經過二零一四，經過二零一二反國教揭发觉做一个发觉做一個信民咧係唔 work 嘅，咁結果就去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啦。人與人之間就冇咗信任，我亦都唔信警察，因為點解唔信警察？因為警察嘅行為顯示咗出嚟係唔值得，系唔值得去信。點解唔信呢個政府啊？因為政府做出呢個行為係表現咗係唔值得去信。

而去到衍生到人發展到呢一個呢一个情況嘅吓，所以咧呢個世界永遠行動係雙方面。咁啊，講翻呢套戲啦，呢套戲聽聞啊，我睇過 interview 就係有 w a l k i n g o e n i x 啊，誒，佢為咗拍呢個小丑咧，每日只係食咗一個蘋果啊，我唔知佢講真啊講笑啊，而搞到咁瘦啊，瘦到瘦到瘦到真係你如果睇翻佢以前其他嗰啲戲 w a l k the Lie 啊嗰啲咧，佢其實係即系五。

本項目喺二零一七年三月動工，目前完成百分之八十，預定喺二零一九年夏季完工開幕。二五項目嘅优劣取決於項目是否在於黃金地段，建成之後是否有足夠利潤。呢個就係後期綠卡百分之一百成功嘅保障。詳情請電 A R C 海船大西洋區域中心六二六二八一一一六八或者三二三三六九一八七一。徐小姐 email e t a r c 一八七一 at gmail dot com。 喂，好，各位美港益友，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台湾会馆啦，洛杉矶 Roseme 嘅台湾会馆，咁我哋嚟到呢系睇一个首映会，系睇一个电影分享会啊，就系台湾嘅金马奖啊，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嘅得奖啊，啊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啊，咁今日呢，啊，哇，我头头先睇到呢个 Parking 已经拍晒车啦，咁啊未够钟嘅时候，咁啊。 好荣幸啊！嗰个导演，个金马奖得主嘅导演啊，傅宇啊，就会嚟到呢度做一个诶，做一个分享啊，做一个分享会同埋一个首映会啊。咁我哋而家入去睇真啲。做跟另外一个活动，撞钱，儿童时，对，那但是那个活动也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个人也感觉很矛盾，很挣扎。但是，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片子叫《我们的青春在台湾》，那很多人都觉得说这部片是在讲太阳花运动的纪录片，但事实上呢，这部片不只是这样，太阳花运动在这里面占的是很重要一部分，但是因为其实它有两个小时，但是太阳花在里面只有二十分钟，所以呢，其实。 这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社会运动，它其实是经过很多很小很小的运动的一点点的累积，才那能量才变成这么大。然后它后续也会产生很多效应和很多影响，甚至很多的挫折，然后继续走下去的一个纪录片。那大家。 看完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问题，我都会尽量回答大家。好，那先请大家专心看电影，谢谢。对啊，我真的觉得香港人很厉害。在座有香港人吗？还是 <laughs> 对，都在另外一边，对，这边。 需要为他们加油。那哦，其实我觉得，就是从香港人身上获得很多的体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因为我我一直以来都很关心香港的状况，所以就是我我我也曾经以为，就是在雨伞运动之后，不太可能再有一个更更大的的事情发生，然后。 很多的香港人，他香港朋友，他们来，因为这这部片有在台湾上映，他们来看，特别来看这部片，然后，然后都很悲观，就说香港已经不行了，你们台湾要加油啊，就就就是很多香港人会这样说，然后，但是，但是我想那个时候我跟他们都没有想到，接下来就就有。 呃，第第一场是三万人这样子然后再来一百万人，再来居然有两百万，就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这个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然后还发展出一个真的是像说的没有领袖，然后来去自如，要有人就有人，要有人走就有人走的一个厉害的社会运动状态。那是为什么？那是。 我认为是他们真的，一方面他们面临的危机感很重，让他们比较容易那么团结。那另一方面，他们真的，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跟历史背景也也有关系。他他们他们真的跟台湾比起来，他们很厌恶大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大台是什么意思？其实。 大概等于片中的小政府，对，太阳花里面有个小政府来决定事情嘛。对，但是香港我接触到香港朋友都都蛮厌恶小政府这件事情的，他们他们知道自己自己该做什么，他们是为了自己，不是去声援任何一个大台，所以才才能发展出这样的。 社社会运动的状态，我我认为是这样子。那但是这是他们的他们的状态，并并不是说，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台湾台湾有台湾的脉络，那台湾的脉络的确让台湾，嗯，好像台湾人在运动上面比较容易倾向。于。 嗯，不管在运动上，或是在政治领域，或各种领域上面，会会，我认为崇拜领袖的状态其实比香港人严重。造成，对，造成的状态。那那这里有台湾的历史背景，我觉得，但是但是其实太阳花会有小政府的状况，其实。 其实是对台湾的社会运动是一个进步哦，因为在太太阳花之前，嗯，没有到十年，更更更早以前有一个运动叫野草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其实太阳花很多的中间分子是野草莓延续下来的，或者是在更新一代。那那个时候那个运动是在反抗，就是。 呃，马英九马政府刚上台，两千零八年刚上台之后，有有中文特使到台湾，然后嗯，很多人去抗议这件事情，然后那那个那个运动的状态就是嗯，很民主，就是比较没有一个小政府，然后。 大家都共同要决定事情，然后那个那个讨论的状态可能比比片中那个那个状态还要困难，就是很难讨论出一个结论。然后所以每天晚上开会都要到很晚，这个我在片中拍的这这些开会，他们都已经开到很晚很晚，但是那那之前的那个那个状态是夜场莓状态的。 然后，所以他们因为汲取这样的经验跟教训，所以觉得这次的运动如果要成功，所谓的成成功，可能可能需要有一个能决策的组织，所以才变成演变成这样子。但但我相信，假设未来台湾还有大型的社会运动，我们当然会希望汲取。 之前的教训，太阳花的小政府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如果还要有小政府，那他还有可能怎么样的改进？怎么样的进步？那这就是需要去反省这一套过去犯的错误啊！不能只是觉得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然后去一直歌颂它、纪念它就够了，是吧？ 要去反省他曾经犯过的不够好的的错误，然后下一次才有可能更好。这是我的想法。嗯，想要追求的目的其实有一点质疑，所以很好奇这样的转变。然后另外也是就是因为身为在美国求学的台湾人，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这边的中国学生，然后也常会有很多矛盾的感觉，所以想听看看老导演的想法。 呢个好，呢个问题好。我相信你是什么样感觉，应该跟我不会差太多。那只是可如果接触的越深入，那个感觉可能会越深而已。因为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你会面对到蛮多友善的中国朋友。对，其实同时也有很多友善。 对，但台湾公司也有很多友善的。但在我那个时候，我我感受到对台湾的社会运动友善的中国朋友并没有那么多。蔡博一的确是非常特别的。那所以，当看到友善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希望可以跟他拉近距离，然后更了解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我也。 很相信他，我我，但是但是到真的是到那个时候，我才才有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在他选举的时候，才开始有人质疑他，有有台湾人会质疑说，陆生真的有就是一个中国学生，真的有资格选台湾的。 选举嘛，那所以有有很多不认识他的人有阴谋论嘛？那那我我的感受很矛盾，因为我又又看到，我又听到他在家里面跟他爸吵架的那个过程。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呢？你会觉得他是演给我我们看的，他们是演给我看的吗？ 我我我在那个过过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百分之百相信他的，但是但是转念一想，又又觉得这真的很难说，是是真的很难说，就是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还是占的啊，所以我非常矛盾，就是。 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一个人，跟没有办他没有办法完全对我相信，这两边的人都很痛苦，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吧？我想这应该是大环境的问题吧。对啊，所以当我们两个之间我们的国家之间没有办法是正常的。 状况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是生存在这样的时代。那么，但我们还是尽量的、尽可能的去诚实的面对彼此，然后跟彼此保持友善的关系。但是那个戒心，可能还是不能完全没有。对，我是这样面对的。这很这真的很复杂，很很困难。我听听听到有一个。 在在在美国的台湾人，他他他他交了一个中国的女朋友，然后他跟他之前关系很好，然后他他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的形象，但是他还是有那百分之一的执念，他会不会是特务？ <laughs> 对啊，这这真的太矛盾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的这大。 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呃，像印尼华侨啦，然后菲律宾华侨很多的，呃，就是像了解了解，呃，我我我觉得没有，就是我以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我就是用我的片子去表达。那无论是这部片，或者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部片，就是短片叫做《不曾消失的台湾省》。 这这个名字很很奇怪哦， <laughs> 但但其实就是在在陈述在呃怎么讲，就是我探索自我探索的过程。那所以其实有一些像我这样子背景的人看了会有共鸣，这样子。但是但是其实如果他心中认定我跟他不是同伙的话。 就像你刚刚说说的那那样的朋友，他其实不太会来接触这方面的事情。那那我我不会觉得需要这么急，去去觉得说啊，你这样子想就是错，然后然后觉得你们就被就是被洗脑或者是什么的。那我觉得我觉得呃、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比如说唤醒，什么，而是而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试着跟身边的人沟通？当然很难，但我真的很有很敬佩那种愿意愿意跟身边的人立场不同的人沟通的的人。那他他真的就是我遇过这样的人，他真的像在做社会实验一样，然后然后是非常的。 有耐心的听对方怎么说，然后再陈述自己的想法，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良性的对话。当然有可能没有，但是也可以试试看。对啊，那那我不觉得这是我一个人能唤醒。嗯，就是你的片子可能我看得出来，就是比较像是潜移默化，慢慢的去导导向，而不是说开始。 对，然后我刚刚只是突然有一个这个想法，因为因为我看到很多，其实像现在像你这样子很爱台湾的台系，嗯，是从在台湾落地，现在他们都是正宗的台湾人。对啊对啊，其实很多的这样子。对，现在因为就是整个台湾是平行世界，对，很辛苦，对，所以那大家更努力吧。完全不负责任的说，对。 那为什么呢？嗯，我想，如果身为媒体记者的话，应该也可以理解，是吗？嗯。对。那当然，我我经经历过这个事件之后，有很多的反思。 但我可，我的确感受到压力。那我才开始感受到，当时我在金马的发言，我可以。 没有办法站出来发言，而责怪，或者是觉得他不够勇敢。有很多人，他们不是不够勇敢，他们是身上的负担很多。对，那我没有人有权利去责备他们。那那可以站出来发声的人，的确，有的人很勇敢。 可以吗？对，但我不会后悔。我的立场还是一样。还有，大家发言。我我比较好奇，就是，就是当初在剪的时候，因为你把自己放很进去，那就是做身为的创呃纪录片创作者，应该这有被问到说，身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这样会不会会不会考虑到所谓的纪录片伦理的问题？ 或者说，你当初在思考这部分是怎么思考的？嗯，好，谢谢。嗯，其实就是因为考量到纪录片伦理的问题，我最后才决定把自己放进去。嗯，因为其实我在拍他们的时候，的确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大家看完之后应该知道我我的问题在哪里吧？对，我的问题，如果说白话。 话就是把自己所有对改变的期待、对沟通、对对话、对理解的期待放放在这两个人身上。虽然我的确也在拍纪录片，纪录片的确也在做事情，但是，但是我因为拍他们两个而慢慢的变成一个被带领。 那那那其实是会让我在这过程中慢慢的失去了主动性和自己的力量，真的是一个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公民很大的问题。对，我其实其实没有负负我应尽的责任，嗯，所以，嗯，我后来。 的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我剪了十二个版本，就是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改。那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没有我在里面，只有两个主角而已。然后，但是那个版本剪出来之后，我给我的影像创作的伙伴们看，尤其是我片尾第一个出来就是我总顾问。 陈可尚导演，他他比较资深，他大我十岁，然后他就看得出来，我正在经历一种青春与成熟之间的转换期，然后我正在遭遇一种呃社会运动之后的心理创伤，对，然后所以他会觉得。 我只把这两个人的故事剪出来，这个片子的意义其实不大，因为这部片的主角可能其实是我自己。嗯，那这样子提醒我、建议我，然后，所以我才像你刚刚说的，他们可能有些事情不知道，那这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现在的环境对他们也不利，不利于他们去。 看过去的事情，其实太阳花才发生五年而已，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历史事件？有些有一些普国高中生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了，那更不用说台湾更早以前发生的的不好的事情。那那那些事情是更需要被继续的记得，然后。 简简单来说，就是转型正义根本还没完成。对啊，这是台湾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我觉得，其实现在感觉希望还蛮大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呃越来越多我们这一类的人会想去做一些事情，不管在各种领。 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我片子最后一结论，对那身为纪录片工作者，我我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片。身为电影工作者，现在台湾有一部分叫做“ <laughs> 反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那那其实它它这里面就是以过去白色恐怖为题材，然后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 然后，但是他被因为以为是恐怖片，就被骗进去看，然后不小心知道了。那有些人玩游戏，反校原本是个呃电玩游戏，有些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小心知道了更多，然后去搜寻更多。我我还是相信这样的改变是一点一点的，不可能不是一触可及的。对啊，那在片中，我我一度。 一度以为，或者是一度迷失了，我觉得应该很快的去改变它。但事实上，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都是都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每个人都很重要。嗯，谢谢。 <laughs> 没有，这这不是我能选择，这不是我我要去选择要不要拍影片，很问题。那当然，我也可以可以。 问他，但我也不问，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我觉得我我可能知道我会被拒，嗯，但我也没有想问，我没有想拍。其实其实拍纪录片，大家以为可能本来会觉得说他好像应该是客观的，然后然后是比较导演的角色比较像记者。 然后你要去访问谁，然后要客观整件一件事情，但其实并不是，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然后，那对我来说，这部片比较像是我跟这两位主角共同经历的一段青春与成长的故事。然后，所以我跟他们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然后我把他们想成是伙伴。那这样的这样的关系其实是缘分。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磁场，你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这不是，其实不是自己选择的，对。所以，所以我当然相信，如果拍《停非凡的话，这整个故事走向会完全不一样。对啊，但是我也，我也不会从这部片得到这一个我该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在开的过程，林飞反的的片子多吗？不多。哦，当然不多。你你还是把重点放在纪录片？当然当然当然，因为因为其实林非凡他并，他他之后要来嘛，他，不是他他他很稳，他很适合当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很不适合被拍成纪录片。 <laughs> 不是不讨喜，他非常讨喜，但是因为他就是，对我没有被淘气，不好意思。可是我相信有人会想拍他，你肯定有人问过，但他为什么没有没有被拍出来？肯定是此人个性比较沉稳。嗯。 其其实关于自我认同的探索，我已经比较没有困惑了，对。但是那现在比较困惑或是关心的，就是台湾的未来该怎么走？那这这个这个这个是我我还是会很想要去透过拍纪录片去探索的事情。那那我之前可能会觉得。 嗯，对台湾来说，啊，中国跟香港对我们的影响是大的，现在还是很大。但但但是，我我希望透过一步一步的拍，我们的眼界可以更开阔一些。就是对台湾影响很大的，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吧？对。那所以我很希望透过拍纪录片的方式，有可能去探索这一块。那甚至是我刚刚说的。 民主的的进程，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然后我不能野心很大啦，我就是慢慢的去探索。那那，所以我希望把步调放慢。我我没有觉得说很快的就可以通过纪录片去改变什么。那它拍出来，它留存下来，它就是会一直一直一直被看到。那所以我我希望。 这部片拍做了七年，那下一部片不管是要经过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探索，但总之我希望我在下一部是可以是更成熟的一部探索台湾这支未来的一必这样子，嗯，谢谢。 好啊，Vincent 啊，咁啊新一集天下波經啦，誒咁啊有我同阿 Vincent 之外咧，仲有阿 By c 嘅 Dennis 喺度。Hello，大家好。係啦，咁啊繼續講翻上一集我哋嗰個 topic 啦，因為嗰個籃球嘅世界盃咧，最近就九月十五號已經完結咗啦。嗯哼。咁啊，大家做個總結啦，即係總結之餘咧，不妨又鬧下中國啦， <laughs> <laughs> 係嘛？

除咗除咗尼日利啊之後係高因為尼啊黎嗰個排名戰最後一場就贏咗中國啊嘛，所以就令到中國入唔到嗰個好直接進入奧運啊嘛。跟住之後就有啲日本啊、韓國、菲律賓同埋非洲球隊，日本啊，韓國，係菲律賓包尾，咁啊中國就排第廿四，有咩球隊係高過佢咧？譬如好似上次話齋，委內瑞拉冇嘢食都高過佢啦，係嘛？委內瑞拉排到十四。

十月一号中国国庆，系咪几周年啊？七十八，七十啊！哇，呢样嘢呢个呢个非常之好嘅礼物送俾习总啊！大家，系 <laughs> 嘛？仲啱啱自己系主办国，屌你老味，仲啱主办国，系咪真系丢假咧？系啦，所以我就一开波就讲呢集就一定要讲个排名，顺便啊留下中国啦，OK，咁啊。 即係有時咧，點解點解要特登鬧中國咧？就因為佢哋中國太多殘仔啊！嚇，我哋咧只係做一個嚟 balance 翻 <laughs> 同埋我哋，同埋我哋講波都係講事實啫，冇話有啲主觀嘅意見啊，咪住咗排啦，廿四排廿四啦，係咪先？係啦，咁啊，睇翻邊個排第一咧？就誒排第一就係西班牙、阿根廷、法國。 跟住之後就澳洲，第五就係 Serbia，第六就捷克，第七就係美國，第八就係波蘭。咁啊，西班牙就贏咗總冠軍啦。啊 m a r k u s o 好嘢喎 m a r k u s o 犀利喎。六月贏咗 NBA 總冠軍之後咧，啱啱又贏埋呢個世界盃籃球總冠軍，好嘢喎！雙喜臨門啊，係啦，係啦。咁啊，講翻啦，今年唔中意忽花。 就加到卅二隊，年年都係得廿四隊啫嘛。今年點解佢係覺得多啲球隊參與要好啲啦？佢想多啲人去球埋啲咯，多啲觀眾。係係係，但係咧，多啲人去睇但係其實咧，根本呢個成個籃球世界盃咁多國家加埋淨得十隊八隊係有實力嘅啫嘛。嗯，全部都係食屎嘅，全部都。但係咁啱第一輪嗰啲誒嗰啲 result s OK。 阿根廷數韓國九啊五， <laughs> 比六啊九。尼日利亞數韓國一零八，比六六數四啊二分，黐撚線嘅。西班牙數特尼西亞數成四啊分，邊一打啊大佬？嚇嚇！菲律賓仲慘。誒，Serbia 贏 a n g o l a a n g 一零零一零零比五啊九。 double 控仔，意大利赢菲律宾，菲律宾真系惨，赢佢四廿分。s 苏 i 亚赢赢菲律宾仲劲，呢个要你计下，赢咗五廿五廿九分，五廿分，黐捻线嘅。打稳啊，美国赢日本五廿三分，呢捻线嘅，点打啊，大佬？呢啲咩？挂住冇人睇啦，四个九个九我都唔俾啊，大佬。ESPN 八十啊，系咯。 法国赢 Jordan 差唔多赢四十分，系嘛？ <laughs> 日本 Jordan 几多？到 u b l i c 法国赢又系赢卅几分。好啦，话呢呢场仲扑街。立陶宛赢 Senegal 赢咗五廿四分，double。好啦，你话去到呢个塞金湾，以为好啲啦，系嘛？塞金湾啲实力接近啲啊嘛，系嘛？ <laughs> Serbia 赢波都嚟过。 四廿三分喂，呢好怪喎，一場西班牙對意大利六啊七對六十。係係，呢為真就係真真嘅實力噶嘛。攞攞少過係啊，呢個呢個真係實力噶嘛？睇下，就算西經灣波多黎各啊，嗰啲球隊啊，根本實力都唔夠，就比歐洲級隊數，但係波多黎各實都唔夠，起碼個排名都過你中國先啦，係咪啊？咁你咁你中後執曬街啊！佢咁多人都揾唔到人出嚟打。 係啦，咁啊，所以中國都唔係好支持體育嘅，即係唔係點樣講咧？佢冇優勢嘅人支持咯。籃球係靠身形噶嘛，咁中國人不嬲身形都冇我哋咁咁。咪係咯？你話你就算阿 d a n i 上一集講話俾多啲錢，佢實力唔夠，佢質素唔得，佢就唔得就唔得㗎啦，大佬。佢唔得就食咗偉哥都唔得㗎啦，係咪先？係嘛？咁咪所以變咗。

美國隊係領領先七十二比六十五嘅，嗯，又追上咗優勢啊嘛！但係跟住之後咧就暴街啦。誒，去到兩分幾鐘咧，美國隊係比法國領先翻八十比七十六，哇！跟住剩翻 Last and two minutes 咧就八十二比七十六，咁就冇得攬啦。係啦，Final score 咧就係。 八十九比七十九，即係頭先我話咧，由七分幾鐘開始，七分半鐘開始咧，美國隊至到完場只入七分啫。發生咩事啊？咁我就睇翻，佢睇翻佢啦。原來佢臨尾咧，臨尾嗰嗰嗰七分七分幾鐘咧，誒六七分鐘咧，係靠 Donald Mitchell 同埋 Kimber Walker 幾個人去入線，咁佢自己隊友又唔走位，咁啊變咗咧，温冷温嘅時候咧。

嗱呢啲書係好慘嘅，因為如果輸嘅話咧，咁我嗰筆輸咪翻屋企咯，係咪先？但係佢仲要繼續打喎， <laughs> 佢仲要繼續打喎， <laughs> 佢仲打多排名戰， <laughs> 排名戰之後咧，就對呢個 Serbia，對 Serbia 咧，誒就爭排名啊嘛，即係先講美國對最後第七嘛，對 Serbia 又輸連續輸兩場，哇！呢場唔撲街喎，呢場仲撲街喎，呢場我未試過，未見過就係。 第一場美國第一個扣下呢場波咧美國隊入咗七分，卅二比七。哇！雙邊啊，俾阿 Yogi 同埋 b o Ben 就翻佢，大家睇下輸卅二比七，卅二比七即係好似 Golden State finish 咁樣咯，卅二比七咯，係啦，係啦，根本就唔屎嘅。咁啊，一路都落後。第第第二個扣下咧，就係至翻四四分幾秒嘅時候咧，都係輸十幾分。 係啦，但多都使西科泰就好啲啦，但系斯科净翻三分幾鐘啦，係輸幾分嘅啫。但係最後來咧，阿契佢係輸九啊四點係最後來咧始終都係不敵，都係要輸輸唔分係啊，因為做波啊？唔關做波事啦。我覺得都係純粹嗰啲人力唔夠，實力唔夠，實力唔夠啊！係即係即係點都講啦，佢呢場波對 Serbia，因為嗰班都係後生仔嚟啊嘛。

有佢會輸就係因為冇一個大牌嘅球員，好多成隊波得兩個 Star。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大家要知道咧，美國隊一定要有一個固定嘅陣容啊！你唔好話每一每年或者每兩年咧啲陣容又變晒。咁你你飄忽唔到個天 n t 啊嘛我覺得咧，佢哋實在太過着重 NBA 嗰個嗰個嗰個即係賽事賽事啦，佢就直情擺落嚟我唔會打啦。 我留翻實力等開好過。係即係我覺得咧 NBA 嗰個錢啊，注碼太多嘅。唔同埋佢另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呢個賽事咧係好一羣，同埋咧佢至到九月十五號咧先完啊嘛。九月尾 NBA 嗰個 B，C 嗰個 training，training 聽過啦，係啦，所以呢啲後面有顧忌啦，同埋有傷點咧？係係咯，咁你變咗，所以呢個係誒豬頭骨嚟嘅，同埋你話明呢個係 World Championship 啊嘛。 同奧運奧運嗰個級數高啲，聽聽好啲啦，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所以但係真係好丟架啦。第一場，誒嗰個有個局第一個發三十二比七十七分，嗯，係嘛？唔應該咁啊！美國隊，係啊，美國隊真係雖然話唔係啲好重要嘅賽事啦，喺佢哋眼中，但都要打到都要打啲嘅。

法國隊係有四至五個 NBA 球員，有呢個誒打奧蘭多 match 嘅放放耶啊，放耶今呢個誒金國昆林打得好啦，佢係其中嗰五個歐洲球員咧，話打得好噶啦。OK，所以變咗你睇翻啦，對法國嗰場都係靠多得分 l 場，廿九分，六個籃板，四個助攻，其他球員表現好差，嗯，係啦，全部靠 k i m b e r l a k e 呢個呢呢呢個咪啊，係啦。 Rubio 今今今今季誒今個賽季打得好啦，所以佢都令到西班牙攞冠軍啦。Rubio 好似少咗一啲咯。a 咯，b i o 去咗呢個咩啊？去咗邊尼斯啊？係啊，本身係呢個誒 Rubio 我對佢期望好大㗎。係之前你佢佢打得好差。之前佢係呢個咩嘛？佢係呢個。 金胡子嘛嗰時打 N 打，打 NBA 嗰時係係話佢話對佢期望好大㗎嘛。咁而家收尾就打得差啦，但係希望佢因為呢個康林文打得好嘅話，去到 f i n i s 打好啦。係啦，咁就講返啦，佢呢個康林文完咗之後呢有個 All Star 嘅，即係選最佳嘅幾個球員啦，佢五個球員啦。我選咗邊個？唔係 Q B B M V P 呢嘅康林文。哇！M V P 啊，選邊個？

十歲咩？咁明明係黑馬嚟嘅。我覺得佢有機會。我都係第八、第九咯。第八、第九、八、第八至十啦。OK，所以要留意呢個啦。十歲咩夠呢隻？成日都 close close。係啦，係啦，係啦。咁啊 m a r k u e s o u l 即係有個球員就係 Ricky Rubio、Baldwin、m a r k u e s o u l 同埋好耐都冇打 NBA 嘅 l o u i s h o l a 但係佢都仲有打歐洲賽事嘅，同埋打 Olando Magic 嘅八角直嘅 Fonzie，Fonzie 又係好嘢。咁啊，頭先都講啦，Ricky Rubio 就攞咗 MVP 啦。 咁啊！大家即係呢個呢幾個球員，佢呢個康寧林打得咁標青嘅話咧，佢你你嚟貴來好快，你 NBA 咧都可以打得好嘅。嗯，好啦好啦，咁啊講翻少少，講少少歷史先啦。你話呢個康寧林有時未聽過，大家都係嘛？係啊，好青，但係其實九四年咧係美國第一次派 NBA 球隊咧，NBA 球員咧去打呢個康寧林嘅。咁嗰時咧，美國隊咧。 平均咧，數對方嘅球隊係三十六點點分，差少少。嗱，大家記記得九二支支咧，平均喺奧運咧數對手係四啊三點幾分，差五十下。O K，支支係夢幻隊最勁嘅隊。係啊，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夢幻支支嘅話，其實都係得一隊就係九二嗰隊啫嘛，其他其他嗰隊真係幾唔差，但係。 但係你都唔可以抹殺佢，其實其實之後啲隊都好勁啊嘛，譬如嗰班九四年嘅 Gym Team 啊，誒佢贏咗金牌啦，有咩球員咧？有 Shaq、Alonso、Morning、Larry Johnson、s h a n Kim 啊、Derek Coleman 啊、Joe d u m a s 啊、Kevin Johnson 啊、Johnson 同埋 d a n m a r l i n 啊兩個大天鵝啊、i a d e Miller 啊、Steve Smith 啦。 Mark Price 啦，同埋呢個，喂，佢哋其實好勁嘅喎，都好勁㗎，係啊，都勁啊，都勁啊！我數下嚟一最近一二三四入邊都有四個 ophone 㗎，都唔弱㗎，其他全部 a l l s t a r 嚟嘅，Songkham 唔 ophone，Songkham 唔 ophone 未喺度，咁啊，所以就話誒嗰陣時嗰啲已經係有個歷史喺度係打㗎啦，咁咪。 誒，你覺得呢隊波都係攞勁下，經常係嘛？呢隊波咪 jump jump level level one 誒，jump level one 係咯，number K。但係其實講翻啦，美國隊喺一第一次唔係第一次派 NBA 球員咧，佢已經係輸㗎啦，以前都輸過嘅。OK，咁咪講翻啦。佢話第一次講，你話第一次真係美國隊喺九二年 jump jump 之後輸咧，就係九八年。 喺呢个又系九八年，又系诶篮球嘅世界杯，嗰时系叫 World Cup，叫 World Championship 嘅。咁咧，但系嗰时就冇派 NBA 球员嘅，因为嗰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一个 NBA 嘅 l o c k o 诶，就话咧，所以变咗咧，我就系派啲富選嘅大学球员去咧就输俾诶输俾欧洲球队啦。咁跟住睇翻二零零二年又系呢个。 World Championship，所以呢個呢個係黑仔嚟嘅喎，所以呢個對佢嚟講係，可能阿 Harry 算下咧， <laughs> 算下咧，佢對美國隊嚟都係黑仔嚟嘅喎， <laughs> 嚇？係咪佢哋名黑仔唔係我我我覺得係黑之餘，佢哋都唔重視嘅賽事，我覺得係咁啦。誒，美國隊咧，喺呢個呢個冠軍戰咧，就輸咗俾呢個呢個，係呢個呢個係。 呢個應該係五分錢。呢個咧就其中一場咧就咧輸咗俾呢個亞阿根廷，八八十四百八十。嗰陣時咧係咧係有派 NBA 球去嘅，但係輸咗俾最多敍利嘅阿根廷。敍利敍利嗰時嗰場波打啊嘛啊嘛。嗰時嗰場波就就變咗佢咧係咧係之前咧係贏十場國際賽事，但係就咁樣俾佢 snap 咗，破咗係啦係啦係啦。跟住跟住之後咧就去呢個。 應該係應該係呢個呢個八一年八一年呢個呢個二零二講乜同同乜同一二零零二年呢就呢就呢喺呢個呢個應該係應該係第三爭爭爭第三名嘅時候咧都輸畀輸南斯拉夫，啦，咁變咗變咗排名戰呢，亦都係輸畀西班牙，即係佢連輸三場輸好金啊，係啦啦。哇 p o r 哇！跟住就講 奧運二零零四年，奧運都輸，又係派派俾俾美國嘅 NBA 球隊上陣，有天登 n 登 Allen Iverson。誒，係啊係啊！一一開波第一場輸俾波多黎各，輸二比七十三。跟住呢個二零零四年咧，係係唔好球嘅，就贏唔到冠軍，冠軍係又又輸三場，又係最尾一場又係輸俾亞家廷九比八十一，就排名戰又係輸。 阿根廷阿根廷，You can't can show a s k e t b a l l a m e e t h 啦係啦。唔係 i v a i 自己自己講翻好好咁講就係話咧，你唔好以為咧自己自己一係 NBA 球去打咧，一定贏緊嘅。屌都唔諗你波啊，玩自己啊，屌。啊 i 都唔贏波，打高齊賽，都唔夠啦，夠啦。Ivan 真係唔 i 啊， 连波嘅系系，如果连埋波都唔得，波都唔得，肯定波，肯定波多多，讲二零零六，二零零六又系呢个，个。真系真系真系冇呢个真系冇礼，真系冇礼。嗰陣時咧，嗰咧，啱啱啱啱又係有 NBA，NBA 有好多而家大家都悉嘅大家字啦，有啦有 b r o n James、Stephen Curry、Dwyane Wade。 當呢班當呢班球員啱啱係組組隊嘅，所以係所以係二零二零啱啱入班啱啱開始打啱啱開始啫，啱啱開始啫，內波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嗰陣時都都喺呢個喺呢個應該係應該係 final，final 啊就輸咗俾希利，俾希利一零一比九一比九啊五啊！所以誒，所以誒係一路咁輸落去，輸嚟話唔係話順風順水嘅。

KD 會喺度啦，麥班應該，麥班應該，如果奧運都輸嘅話咧，真係要真係要切晒㗎啦。應該阿 Daymond 咧 d a y m d 咧，多啦，啊，Bradley Beal 多啦，其實我覺得咧，如如果詹花就詹花就出翻嚟，NBA a l 出翻嚟，應該都會去翻去翻，至少去到 two two 嘅 level two 嘅 level 嘅。 應該差唔多係啦，温就未必，温就未必，温冇啦，温冇啦，係啦。但其實你講，其實你講 G V 咧 t h 咧，嗰時都九六年咧，Kobe 咧，唔係唔係俾到住，俾到住。嗰陣時奧運咧，奧運咧，嗰時隊波都，嗰似時隊波都勁啊。嗰時我記得仲有仲啊 David Robinson，Charles Barkley，當代，Scottie Pippen。 Enfoni、High、Grand、Hill、Shack、Shack 都好勁啊！好似勁啊！嗰陣都勁啊！都勁啊！係啊，Grand、Hill Grand Hill 啊，九六年啊，九六年我未打 Atlanta、Atlanta 時，係啦，嗰時都勁啊！差唔多仲有三季咯，三季咯，係咯，係咯，所以變咗，所以變咗，誒誒，即係頭，即係頭嗰個嗰個 Dream Team 一或者二或者三都係都係啊！

有邊度進級咧？就係美洲球隊就係美洲國就係阿根廷，同埋阿根廷。亞洲就伊朗就伊朗，中國伊朗啦。大洋洲嘅大洋洲嘅就係澳洲，就澳洲。跟住之後咧，就係澳洲嘅，跟住歐洲嘅就歐洲嘅就話歐洲嘅球隊就歐洲嘅球隊就係呢個隊就係呢個法國同埋西班牙西班牙。 跟住仲有，尼日利亞，因為佢又非洲，佢非洲，嗰個同埋同埋日本就八隊，日本就八隊。但係你唔好記得喎，奧運咧，奧運咧得十二隊，所以變咗係質素係好，質素係好。而咗啲質素佢拉近啲，埋你好似呢個咁啊，好似呢個咁啊，睇嚟打卅二打卅二，全部啲全部啲嘢入晒去，嘢入晒去嘅所以係十二隊，所以係十剩翻嗰四個席位咧，四個席位咧就由中國同埋其他歐洲球隊、歐洲同埋。

即係唔好話邊個國家啦，唔好話邊個國家啦，但係有目共睹就係，目共睹就好多次中國都喺國際賽事都係出醜啦。嗰陣時嗰陣時溜冰咧，溜冰咧叫做 Tony，叫做 Tony。Harding，Tony Harding。好串嘛，係。嘛，佢唔知好似佢唔知好似掉撚咗個金牌，佢攞唔到金牌，佢攞唔到金牌，佢都係撚完。冇睇育精神，冇睇育精神。唔撚要攞唔金牌，攞五百 <laughs> 唔撚要，唔撚要。啊，跟住之後啊，即係～ 係嘛？俾人哋唱去唱去唱去，準到準到幾多年幾啊幾多嘅唱真係，又都唱參加參加係啊，所以你嗰啲，所以你其實講冇乜體育精神咧。全全世界都有，但係咧，世界都有，但係咧，中國特別多。我揾中國有啲人，㗎嘛。其實中國，其實中國人嘅性格嚟㗎，係唔撚認輸輸打贏要，輸打贏要。係撚我撚中意鬧嗰種，輸打咗啦，點我冇輸？點我冇輸？係。有時就，有時就啲人又話我咧，又話我咧。 係大概個政府，個政府管理不周，教育周，教育唔好，教育嗰啲嘢，啲人有啲人咧，即係啲人就會話係。我自己會覺得，即係唔係文化，即唔係個文化問題係你嗰個成，係你嗰個政府個制度咧，係會令到，係會令到會有呢個咁嘅心理。哦，係啊，因為中，係啊，因為中中國人自古以來都唔係，自古以來都唔係咁樣嘅喎。我但係咧，你我但緊咧，你最緊要一樣啊，或者成咧，成日都話一帶一路，一帶一接軌啊，國際接軌啊嘛。但係咧，但係咧，但係咧。 即係話咧，但係呢樣嘢你，但係呢樣嘢咧，你一定要出去咧，你一定要轉多啲出去世界見多啲咧，同其他國家打多啲，其他國家打多啲，即係你你你即係你，你唔可以固步自封噶嘛，固步自封噶嘛，冇步自封啊！你唔可以話你中，你唔可以話你中國，CBA 打得好勁，你跟我又查一集又講一集就講林書豪，一集講 CBA 嘛，去 CBA。咁咧，你唔可以話成日，你唔可以話成日話你 CBA 好撚勁，你啲人嚟安，你啲人嚟安度金用咩？自己睇啲外援勁，你話唔係國家隊咩？唔係國家係咯。 係咯，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真係要讀書學，讀書學都係為咗揾錢嘅。係咁，我哋係咁，我哋。你估佢真係想去 CBA？你估佢真係想去 CBA？你睇 CBA 啲阿沙先笑，我沙先笑撚死我。入樽賽咧，入樽就四點九樽，入樽就四點九樽。佢個唔係叫入樽賽，佢個叫叫入樽賽。好搞笑啊！呢個笑嘢就係啦，下集下一集講，下集講講講，下集講都要跪低，都要跪低，好唔好？好唔好？拜拜，thank you，拜拜，thank you。 Governor.